哎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停电了？谁？现在，手。 鬼鬼呀！A R 六平衡型催化剂，甲醇，邻氯苯甲醛。 牛老师，谁在那里？喂，啊！喂，能听到吗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喂，喂，牛老师，我在听。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祈求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：破云》第九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 被你说中了，胡伟生死了。嗯，你也不问问他是怎么死的，谁杀的？想要他死的对象非常清晰，追究其作案手段不是当前的重点。 <laughs> 你可真是……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？昨晚你想给我的提示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好。夜店里根本没有拦货，警方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重点。 如果胡伟胜能随时从上家拿到蓝货，那他根本没有必要把一小袋东西藏那么久。令他被灭口的关键，也不是他的上线，而是那袋蓝货。哎，对了，昨晚在夜店里撒的钞票是杨妹的钱，一共六万块，记得报销。什么？咱俩刚同生共死过一次，你就没有任何感慨要发表，就光记得钱吗？ 要不是为了钱，冯玉光不会死，胡伟生也不会被灭口，全球犯罪率至少下降百分之八十，所以钱是很重要的。还有，我们那不叫同生共死，是我单方面见义勇为而已。你别忘了报销。严哥，省局专家到了，几位副局长、支队长、技侦和法医主任都到齐了，吕局长催你赶紧去会议室。 知道了。喂，喂，爸，帮我个忙。 昨晚十二点二十分，在押嫌疑人胡伟胜突然主动要求交代情况。十二点半，又称毒瘾发作，要求用毒品交换情报。经由刑侦支队高盼清反映给副局长魏尧，特批了两支药用吗啡。当时市局有个临时紧急行动，我随队出了外勤，无法按规定亲自开柜取用。为了获得犯人的积极配合以及线索，魏局做了特殊申请，从禁毒支队缴获的备案药品中紧急调取了一支二乙酰吗啡。 昨天晚上，你们跟的是什么行动？啊，陈处长，胡伟胜交代，颐和路三春花式夜店是他贩毒的上游渠道，因此我局临时策划了一次渗透。严副支队长、苟主任和我都出了外勤。啊，那行动结果如何？已抓获涉嫌贩毒者三名，证物搜出来多少？各类毒品及违禁药物共多少克？这有五零二案。 被害人所服用的新型精神类药物吗？能确定跟本案的案情有关吗？呃，所以，你们联手完成的渗透调查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，反而把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胡伟胜弄死了。什么？陈处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会安排刑侦处严复支队，以及法医处苟主任。 立即对昨晚发生的事件展开调查。调查？不用了。严格点说，你去法医主任苟利，也能算胡伟胜死亡事件的责任人之一。为了避嫌，就一并隔离吧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审庭技术人员将负责胡伟胜的尸体解剖，魏瑶副局长等人将被专案组隔离问询。这个案子，审厅点名关注。 他们却迟迟没有进展，现在重要嫌疑人还死在了公安局。这个魏副局紧急调用二乙酰吗啡的申请，是我批准的。所以呢？所以咱们这个流程呢，流程是没有问题的。可吴伟胜呢，又确实是死了。既然他死了。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公正、严谨、客观、高效的基础上，详细调查，实事求是，但力求还原他死亡的真相，以及这个尽早呢，将我们支队的工作、法医的工作、市局的工作，还原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。OK，搞定。 所以说，在五零二案件完全破获之前，任何拖延侦破行动的内部调查，都应在省委刘厅长的电话、市局自查为主、省厅监督为辅的前提下进行。这点呢，我完全赞同刘厅长的意见。接电话吧，陈处。喂，刘厅长，您这是？对，现在嫌疑人非正常死亡。 你这是故意拖延时间？哎，老陈，怎么回事？刘婷刚打电话来，让市局继续进行侦破工作，我们负责监督就行。啊，我前协是吧？你就是借你首富家那个跑来当刑警的严副支队长。听好了，我不管你爸跟刘婷是什么交情，你家纳了多少税，我就在这里盯着你们。如果出了任何猫腻， 我保证你这辈子再也混不进公安队伍。哼！ <coughs> 这个啊，我声明一下，我们家早就不是首富了，去年被搞互联网金融的抄了。好了，呃，现在呢，安排工作，经手过那只吗啡的人，全部约谈，做痕检。我个人的观点是。 胡伟胜因毒品添加剂过敏致死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小狗立即安排做尸检。呃呃呃，是。小严呢？老魏给的七十二小时破案时限依然有效。至于物证中心回来的监控视频，明白，一定抓紧。嗯，好，散会。 吕局，哎呀，这次老魏的事情都亏你了。大家都是为了跳过不必要的程序，尽快破案罢了。是我们应当感谢吕局您的信任。 <laughs> 哪里哪里，没有信任，没有信任。要是最后查出来跟老魏有关系，监狱的那几堵水泥墙，就是你们的最终的归宿。 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，建宁是抵御犯罪的铜墙铁壁，是用人民警察砌成的。此话诚不欺我。哎，那是杨妹的车。嗯。喂，市局门口不准。你没问题吧？刚才走过来跟孔雀开屏似的。怎怎么是你？我又没车，不开杨妹的车，开谁的？上车。 哼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来给你送昨天那个蓝牙耳麦的。他他竟然还能把这给拉，嗯，弄出来啊！他是怎么怎么拿到的呀？从上面还是下面啊？啊，算下面吧。什么意思？ 哈， <laughs> 洗，洗过了吗？嗯，这种电子设备不是不能过水的吗？你到底要不要？ <laughs> 给，给我吧。你有洁癖啊？有洁癖的人可当不了刑警啊。没有，没有。那个，啊，案子压力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不用太担心，胡伟胜死了，这个案子差不多很快就能破了。 没吃饭吧？嗯，没。请我吃。跟我总结一下所有线索。嗯，经过就是这样。我查过接警记录，也核实过，可以确定昨晚的出警并不是蓄意而为。出警应该不是，但报警时。 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追查了那通报警电话，是从夜店外的一个公用投币电话亭打出去的。道路监控没有拍下报警人的正脸，只能看出是个五六十岁的大叔。大叔。一般扫黄举报是以年轻人和大妈居多，五十多岁的中老年男性举报者相对少见。嗯。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就算到了七八十岁。 遇到色情蔓延，也一定会坚决举报的。啊，呃，先生，你们的温泉蛋饭和烤雪花牛套餐，我们已经按照要求在饭里加了蛋黄，蒸的比较软，少油、少盐、少葱花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这胃口可真是娇气，吃个饭还那么多要求。哎，你是不是也跟豌豆公主一样？ 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垫十二层毯子，啊，警花。你们警局昨晚的行动执行范围有多大？不机密，但也不大，至少没大到能解释连你都出现在了三春花市的地步。我只是让杨梅派人等在市局门口，时刻盯着你那辆辉腾的动静而已。我以后会换车的。当晚的行动知道地点的粗略算有五十多个。 知道行动内容的只有执行人，那经手虎尾伤那只吗啡的人呢？嗯，都去了。看管员、统计员、化验室、技侦、法医、缉毒支队、刑侦支队、警犬技术支队，接触面太大了吧？嗯，也就是出了这个事儿，旅局才意识到管理漏洞，正责令黄兴他们彻底复查呢。 丰州早年也是这么处理的，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。你们旅局在公安系统内是个任务。您好。把这些收了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你这就吃好了？不合胃口？没有，饱了。 饱了，你食量怎么跟猫似的？你为什么总对我吃饭的方式有意见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我关心你吃饭干什么？你这每逢一起吃饭就要叽歪两句的毛病，分明就是对我有意见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嗯，你今天出来跟我吃饭。 万一要是没吃饱回去，杨梅肯定得背后骂我祖宗十八代，那我多冤呢，是不是？这和杨梅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人人家不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。真不是？你似乎对杨梅的婚恋状况很关注，想追她？啊？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纯粹是……她曾经是我的现任，人不错，各方面也都可以。 你想追可以先试着追一下啊啊！不不不不，你听我说，这可真没有。 <laughs> 虽然我确实缺女朋友，但杨小姐那样的还是算了。哎，江队你呢？你要是有姐妹什么的，给我介绍介绍呗。我没有姐妹。那兄弟呢？没有，我是独生子。啊，这样啊。 我家也就生了我一个，所以父母自是成家的压力也特别大，你懂的对吧，江队？像咱们这样的，毕竟都这个年纪了。哎，我说，要不咱俩先……你先吃着啊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刚吃就拉呀！本来还想说咱俩先抓紧时间回市局呢。嗯？喂，马强。 什么？哎，你跟我来，有人报案。你下次能不能先敲门啊？严副队，咱们应该还没有熟到可以互相观摩对方接手的程度吧？ <laughs> 对不起，鉴于咱俩的体格差距，如果我想看你的话，随时都能看。 所以刚才很抱歉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又有什么案子？ <laughs> 亚盛化工厂报案，死者冯玉光的室友楚辞，昨晚盗取保管处值班员的门卡，刺伤一名警卫，盗走大量管制化学原料后失踪。我们直接去现场。 严父，严父，昨晚两点，保管处仓库突发停电，照明及监控中断，值班员遭到攻击，昏迷不醒。随后仓库门卡被偷走。谁报的警？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之间，保安主管刁勇经过，发现仓库里有光束，便开口询问，对方却立刻关掉了光源。刁勇向前查看时，遭到了攻击，被利器刺中右胸肋，头部遭受击打昏迷。 个人又跟着严父来了，哼！ <laughs> 别以为戴着墨镜口罩我就认不出来。嗯，他们怎么总是在一起？韩小梅，啊，看什么看？还感冒，离他远点。哦，那个保安主管伤势怎么样？嗯，挺严重的，昏迷了三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，还好经过抢救已经稳定。刚才在医院做了个简单笔录，指认袭击他的人就是公司实习生。 冯宇光的室友楚辞，那个主管是什么体型？啊，那个，哦，健壮结实，曾经是健身教练。可这现场根本不混乱，说明战况是一级 K.O. 啊！你可别告诉我，那楚辞还是个武林高手。他还真是。哎呀，颜值对您好，久仰久仰。小高，这位是。 哦，化工厂工程师，死者冯玉光和嫌疑人楚辞的代教主任，丁家旺，上次来市局接受问询来着，但是您不在，小马接待的。哦，这位领导您好，你他感冒，剧毒，就别握手了。啊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丁主任是吧？您刚才说那个失踪的初中真是，真是什么？ 啊啊！现场版霸道总裁啊，刚来，实在是太……哎，你在想什么？没，没什么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们俩，案发现场搞什么卿卿我我的？来，你到我这边来。袁主任，您继续说。啊啊啊！哎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别看他平时斯斯文文的，真打起来…… 能把冯宇光那个、那个、那个壮小伙，他一脚给踹到门外去。哎呀，那身手啊，绝对是练过的。他俩打过架？打过呀。就在冯宇光出事前，呃，一个多礼拜吧。这个情况咋没人反应？马翔，马翔呢？哎，不怪马警官，不怪马警官。哎呀，是我呀，上次没反应这事儿。 这样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这小伙子之间打架，就很正常的嘛啊，呃，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任何细节、任何事件、任何跟案情相关的，不管你认为有没有价值，都必须如实、详细的跟警方反映。啊，是是是。假设我们上次得知这个情况，就有可能会采取相应的监视和监听措施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打起来？ 唉，他们两个吧，刚从北京过来的时候就有矛盾。楚辞不想跟冯雨光住一起，但我们公司升级单间就得加钱，他又拿不出来。他困难到这个地步？是挺困难的。从边陲小镇考到北京读研，年年的奖学金。 就回老家了。那冯宇光呢？他家在北京，不是做生意的吗？嗨，可不是。我们也找他谈过，但人家就觉得住双人宿舍挺好的。人际关系递增原理中，以潜意识期待为驱动的多看效应。什么玩意儿？就是心理年龄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，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不断为自己刷存在感。丁主任。 那打架的直接诱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呃，两个人呀，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呃，听那个意思，好像是冯宇光晚上回宿舍，有个东西找不到了，硬说是楚辞拿的，争了几句，这不就动手了？哎呀，就就这么远啊！冯宇光被一脚从门里踹到了门外。 吓得宿管差点儿打幺二零。所以冯宇光到底是丢了什么东西？嗨，谁也不知道。最后啊，逼急了就说他后来想起来是自己丢在实验室了。你说这这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哎，小高，去查姓丁的刚才那些话是否属实。 然后把整个厂区所有进出口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。是。这楚辞跟死者的矛盾比他自己交代的要大呀。白芳，你怎么看？血清率渗透检测做了吗？哦，理化初步测定，血泊形成时间在今天凌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，基本符合伤者的口述案发经过。血迹怎么只有一处啊？ 保安主管被刺伤后跪倒在地，随即被手电筒自上而下的击中太阳穴上方，造成了昏迷。那你看，出血量倒不大，昏迷后血流在身下形成了血泊。太阳穴上方的伤情比较严重，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。啊，我已经让法医去医院做伤情鉴定了。嗯，这些罐子。 现场没看出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，血迹我也觉得有点怪，但说不上来哪里怪。你怎么想呢，元芳？你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元芳是谁？ <laughs> 哎，你看，我总不能当着所有人面叫你江婷吧， <laughs> 让人听见多不好。你说是不是，江队？现在我就跟人说你是我朋友，名叫元芳啊。 这个现场确实没有疑点，血泊中间厚，边缘薄，没有擦拭或转移状血迹，基本可以确定是第一现场。要说怪的话，也是因为周边太干净了，没有其他打斗痕迹。如果嫌疑人对刀具训练有素的话，确实可以做到一击得中，有可能的。也许他确实受过管制刀具方面的训练。我就见过成年人群体械斗，一死八伤。 最后查出责任人是十二岁男孩的案例，还有，嗯，还有什么？搜查嫌疑人宿舍的人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问你呢。还有人用酒瓶底一击敲死了持枪毒贩，充分证明了人的愚勇和运气是没有上限的。谢谢夸奖。严父，严父，干什么呢？ 毛毛躁躁的。金针华，黄主任让我把这、把这个给您，化工企业保管处紧急训练出的初步的失窃原材料单据。这个，哎，你看看，嗯。原来你也看不懂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在骂我？啊？没，没有啊。你刚才动嘴不出声的，难道不是在骂我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哪有完没完？ 你们看，林氯苯基环戊酮，还有黄樟素，这两个可以合成甲胺，全是苯丙胺类毒品的制作前提吗？确实智商高，但可惜了。准备发协查通告抓人吧。 丁主任拦着的那个人是那女的，不认识。不去，监控室的专业图真太多了。多又怎么样？都三年了，除了我还有谁记得你的脸？协查通告发了吗？ 发了，怎么了？我判断错了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来给你送昨天那个蓝牙耳麦的。怎么拿到的呀？从上面还是下面啊？啊，算下面吧。什么意思？哈哈，谢。 洗过了吗？呃，这种电子设备不是不能过水的吗？你到底要不要？ <laughs> 给，给我吧。